现在时间十一点零七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医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各位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好，听说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最近非常红的酒糟性皮肤，是不是？是。啊。 <laughs> <laughs> 好，哎，我跟你讲，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啊，稍微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很热，哎，最近其实对，嗯，还是温度还是很高。我看的是 iPhone 上面的温度是三十三度啦，但是中央气象局上面的标准温度呢，我不得现在是几度啊？但是外面其实是真的还蛮热的，跟之前相比较下雨天的时候呢，相比呢，其实是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距。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天气热呢？因为一到了天气热的时候，皮肤病就百出不穷，没错。 我没看错吧？ 现在台北的温度是十三点九度， <laughs> 而且全台湾哦，你看医生，全台湾都是红彤彤的，也就是呢三十度以上都是三十度以上的高温呢，真的好热哈！等我提醒你，中午出去买便当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把把外套跟帽子戴上，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热了。这么热的天气呢，有一种皮肤病会特别的容易呃发作，对，它的名字叫做叫就叫做酒糟性皮肤。酒糟性皮肤一定是因为我们爱喝酒的关系吧？ 对，这是大家最常有的一个算是迷思了哈，因为他呃前面有个酒嘛，所以会觉得好像跟喝酒一定有关。是，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卡通啦，还是一些呃什么这个漫画上面，会发现大家都会把那个酒糟鼻画的很明显，而且画在一个糟老头的身上，然后鼻子要特别大颗，像蒜头一样，没错，然后一定要啤酒肚，然后就要很爱喝酒，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把酒糟这个问题跟 跟喝酒跟酒精这个做了很强的连结，所以很多人会听到说哦，他是酒糟性肌肤的时候，有点不太能接受，他会觉得那我根本就没有在喝酒的习惯，为什么我还是会有酒糟？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算是呃以讹传讹，慢慢呃很久以前就沿用下来的一个名词了。那现在我们大概跟英文有关系吗？也没关系，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慢慢会用现在我们皮肤科界比较常用一个叫玫瑰斑。 好，玫瑰斑来形容这呃，来这个叫这个称呼这个病。玫瑰斑跟小婴儿的玫瑰疹是一样的吗？其实不太一样哦。OK，好，那所以玫瑰斑是属于成人的。对，玫瑰斑就是它，它算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所以英文其实跟酒也没什么关系，还 <laughs> 跟玫瑰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哎，那那共玫瑰斑我比较能接受，比较听起来也比较美。对。那为什么会有酒糟？或者酒糟是什么？酒糟简单的说，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敏感性肤质。嗯，啊，就是你的。 皮肤呢对外在的这些刺激反应会比一般人来的激烈，嗯，可能很容易红，可能很容易会长一颗一颗很像痘痘的东西，嗯，有时候会脱皮，有时候会热，有时候会痒等等。那绝大部分的酒糟都是算天生的，嗯，也就是我可能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肤质，嗯，那通常大概到二三十岁以后就慢慢有的人会发作，嗯，好，那另外一部分的酒糟呢，它其实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不管是医疗还是医美，比较。 普及之后慢慢发生，嗯，哎，就是有的人他的酒糟是自己去乱买药来擦，嗯，啊，尤其他有时候会去药房买一些所谓的皮肤药膏，那这药膏里面有时候会有含类固醇，嗯，那他自己擦在脸上可能又不是很对症，嗯，所以长期擦酒就会让酒糟这样冒出来，嗯，那其次是有一些这些呃医美的疗程，包括雷射等等，那在过度的使用之后呢，皮肤受伤也可能会产生酒糟性肌肤，嗯，所以啊像。 刚刚医生所讲的这一些呃原因啊，包含了他第一最重要的是他天生体质的关系，对不对？不管男生女哎，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其实女生比较多，这也是跟对，这也是跟我们常常想的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不是画大神是画大伯呢？ <laughs> 对，这是一个很 <laughs> 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看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对酒糟印象，就是对，就是像糟老头，对，但是事实上酒糟女生反而多一点点。OK，好，所以呃讲到的有关于酒糟的部分。 呢，呃，天生的体质遗传的因素，呃，呃，天生体质的因素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女生是比男生还要来得多的。那可能呢，呃，会跟你自己后天是否有滥用药物有关系。化妆品会有差别吗？因为它不不对的化妆品，我不是说。 不好的化妆品，说不对的化妆品。其实化妆品通常还好了，哎，因为我们至少在台湾，呃，主管机关对于化妆品的成分里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嗯，所以有的人他的确用一些化妆品，皮肤会不舒服，但是真的因为。 呃，使用不正确的化妆品，然后造成酒糟，这倒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嗯，好，所以呃，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比如说呃，天气的冷热或者是等等其他的因素，也容易会，或者是说食物过敏啊，喝酒啦这些都不会引起酒糟性皮肤，是不是？呃，应该是说，如果本身没有酒糟性肌肤的问题，那不管是你。 啊，遇到什么样子的天气，或是吃了喝了什么东西都不会有问题的。嗯，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潜在有这样子的肤质，嗯，在天气热，还有喝到一些像酒精或是比较烫的饮料的时候，它会让酒糟变得比较明显。嗯，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夏天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哎，好像第一次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嗯，但事实上我们可能长期都有，只是因为它并没有很严重，或者它并没有发作。嗯，好，所以可能它在夏天常常就是。 是入夏的时候，哎，突然间很多人会觉得，哦，脸好像很容易红，很容易长一颗一颗的。嗯，那这个主要就是跟气温比较有关系。嗯，那饮食上面，第一个，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你吃了身体会热起来的东西，它都会让酒糟恶化了。嗯，包括说酒精啦、太烫的东西啦，或者是辣的。嗯，好，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最糟就是麻辣锅嘛，因为它又辣然后又烫，又辣又烫又热啊。所以医生自讲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 我们觉得说啊，是因为我们喝酒、吃辣，然后等等原因引起酒糟性皮肤的话，其实不对，是刚好相反过来。对，是因为你本来就有酒糟性皮肤，那这些刺激品更容易诱发它发作。是的，而而不是说喝酒啊或者吃辣这些东西所引起的，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互为呃，哪一个为因，哪一个为果，要先搞清楚。那但是医生，我想请您帮我们再做更清楚一些解释啊，因为酒糟性皮肤跟呃过敏性的肤质跟过敏性的皮。 皮肤炎这三个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就会搞不清楚了。比如说像我，我自己就是属于，哎，我我今天那个完全没化妆， <laughs> 所以医生可以看得到，可以，我我就是属于那种，嗯，我真是小时候用那个。 绿豆粉膜，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皮肤咕噜咕噜结果用过度的关系，让我的皮肤变得很薄。长大之后呢，它那个皮肤的厚度也没有长回来，所以我的皮肤是一喝酒脸就很容易红，然后呢，呃，一热啊，那个血管就会微血管很容易就会扩张的那一型，对。 但我应该不是属于酒糟吧？其实这个就算酒糟，真的假的？轻微的吗？对，所以酒糟事实上非常多人都有，只是所以我真有。对，其实大部分人都不觉得他自己有，那其实如果。 造成困扰，说真的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laughs> 因为化妆都盖率的过去，所以就不会觉得是个困扰。那我就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区分过敏性肤质、酒糟跟过敏性皮肤炎，这有需要去做区分吗？对，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哦，酒糟它就算敏感性肤质的一种，嗯。也就是说你的皮肤对外在的刺激反应会比别人来的大。嗯，那我们可以先来区分一下什么叫做。 过敏，什么叫做敏感？哦，这个过敏呢，它其实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说，我们接触到一个东西，不管是碰到或是吃到，那我们的身体要有一个特定的免疫反应，嗯，比就是说会有一些，不管是皮肤或是全身的一些症状，这个才叫做过敏。嗯，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碰到这个所谓的过敏源，嗯，只有。 你碰到的时候会，其他人碰到不会。嗯，好，这个就是一种特别的免疫反应。嗯，但是什么叫做敏感呢？敏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刺激，嗯，所有人都会有，但是你碰的量可能比别人少。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们说盐酸好了，就洗厕所那种盐酸。嗯，那盐酸我们当然手去碰到，一定手会不舒服，皮肤一定会红肿、会痒。是，但是所有人碰到盐酸都会啊。嗯，好，所以这个就不是过敏，这个就是算是一种刺激，一种敏感。敏感。 对，刺激性。那有的人他可能碰，比如说两秒钟，诶，皮肤就会开始不舒服。有的人可能他常常就是手皮皮比较厚，可能摸个十几秒手都没问题。嗯哦，这个就是敏感度的差异。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像很多人他会觉得，呃，用了一些比如说保养品或化妆品。 他皮肤会不舒服，有时候未必是过敏，有时候只是刚好里面有一些比较，比如说酸类的成分比较刺激，嗯，好，所以这个敏感跟过敏事实上严格的区分是不太一样的，嗯，那当然这个。 呃，并不是，并不是那么重要啦，因为大家自己要分，说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嗯，好，那我们只要简单的记得说，就是说你的酒糟性肌肤，就是对这些外在的刺激反应会比一般人来的大，嗯，大概就可以。嗯，哎，可是医生不行，我还是要替我自己平反一下。 <laughs> 那你要告诉我酒糟性皮肤它到底是有哪一些临床上面的症状？因为这些临床上面的症状，我看我。 我自己没有啊，比如说会长一颗一颗，你刚刚讲说会长一颗一颗的日疹子，我我有会脱皮呀， <laughs> 会痒啊，我都没有哎。是酒糟，基本上它有几个比较我们叫核心的症，而且我也没有像一颗草莓这样子，有很多咚咚咚咚咚那种。对，其实像我们会想说，这个所谓酒糟鼻，大家会担心说最后我会不会鼻子变成这样？其实呢，绝大部分女生是不会的。嗯，好，酒糟鼻大概就是有男生会有。嗯，那。 酒糟它的核心症状就是它主要会有哪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丘疹了。嗯，那这个丘疹它就是一颗一颗红红的，其实看起来很像痘痘，嗯，好，那要怎么区分它是痘痘还是酒糟？那必须用特殊的放大镜去看，嗯，所以很多时候他会觉得我是长痘痘， <laughs> 但其实那是酒糟，嗯，但是我没有长痘痘哎，对，我皮肤很少长， <laughs> 对，不要踩人家桌子，我皮肤很少长痘，但是如果你有长痘痘的话，你可能要让医生去帮你研判一下，这是真的青春痘。 还是它是丘疹、酒糟性丘疹，因为自己判断是不容易判断得了的，看起来都是红红肿肿的一颗嘛，对对哈。那而且它的这些丘疹，很通常都是长在脸的中央了，脸中央就是从鼻子往外画一圈这样子，好像我们痘痘常常有的人会长在脸颊啦、下巴啦等等，但是像酒糟的这个丘疹，常常就是在鼻子法令纹这个这个区块地方。嗯，那其次呢，就是很容易会泛红，嗯，好，那再来就是很多的血丝。 我有泛红跟血丝，可是我以为那是天生的皮肤薄跟微血管扩张的关系。对，其实它就是每个人，就我们刚说，这其实每个人的肤质不太一样。嗯，所以这个其实也都算酒糟的一些症状。那其次，有的人是会觉得会不舒服等等。那我们现在会把酒糟分成几类哈，一类是所谓叫做丘疹脓包型的，就是它主要就是看起来很像痘痘一颗一颗的。嗯，那其次，另外一种就是叫做我们叫做泛红血丝型，就是只是红，然后那可能它也不会长一颗一颗的东西。 嗯，完全没有对。然后有的人是眼睛会有，然后眼睛的酒糟也是一型。有的人常常眼睛痒啊，就那是因为他酒糟是酒糟的关系。哎，那还有一种我们叫做这个叫结节型啊，就是一颗一颗的。嗯，所以酒糟其实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样貌。嗯，哎，那但是它的。 呃，主要的原因，我想一部分都还是算天生父子的关系。可是，医师，我还是想要平反。 <laughs> 酒糟不是容易长在脸的正中央，甚至漫画里面画的都是在鼻子吗？对。那可是我还好哎，我反而是脸颊，而已，我鼻子没有出现任何的异状。其实就是我们在容易晒到太阳的地方啦，脸颊其实它在就颧骨那个地方凸起来，是是是，呃，这个地方它就是容易酒糟好发的地方它不稳。那当然严重的时候，也有人整脸都是。嗯。哎，只是当然几率上。 比较低一点，所以你一直要强调我是属于轻微型。 <laughs> 对对对，其实其实很多人都有，非常非常多人都有，只是不见得。 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健康，呃，不影响生活，其实这两件事情大概就 OK 了。嗯呃，皮肤科医师在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像是我们任何慢性疾病一样，呃，很多时候疾病的产生，大家都会觉得一定要药到病除。我们台湾人追求就是一个百分百的极致跟有效率，但是在医学上面，它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有时候你用药过度，反而会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伤害到你的皮肤，伤害到你的本质。那反而好好的跟他和平相处，你一辈子你。 人到九十岁、一百岁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并不需要到这种呃，就是不用过度的教育不用过度的要去除恶必尽这样子，没错，并。 不需要到如此啊，哈！像我化妆都改革的过去就。对对对， <laughs> 其实很我们很多的这个门诊的病人，他会觉得说啊，我酒糟，我整天就很就很担心，就很烦恼。但是我会跟他讲说，那虽然你有酒糟，可是没有人知道。嗯。那既然这个问题它本身不会影响健康，然后也没有人看得出来，那我们就暂时不用太烦恼。好，所以接下来我要问几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喽。 <laughs> 第一个，请问酒糟可以回春吗？也就是有可能借由药物、借由镭射。 靠其他的方式来重新恢复皮肤的健康吗？是，其实我们在呃医学上来讲，皮肤科的认为酒糟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啊。那慢性疾病就是说它势必会跟着你蛮久的。嗯，那的确我们有发现有一些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酒糟就几乎不太发作了。嗯，但是。 这坦白讲是少数了，嗯，哦，绝大部分它还是会持续蛮久的，嗯，那一直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最后当然它慢慢的这个问题会和缓，嗯，只是为什么年纪大反而它会比较好一些，这个目前也没有确实的定论，嗯，对，所以这个是呃，我们要先了解，就是它一定会跟着我们一段时间，那跟它和平共存，或者是找到一个跟它平衡的方式，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嗯，比如说像我就。 知道说，呃，我尽量少晒太阳，然后少喝刺激性的酒精类的东西，呃，尽量的像我的化妆品、非保养品，我非常的挑，就是只能挑医美用的，就是尽量少刺激的，因为它已经够脆弱，就不要再去刺激它了。这这或许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不要让酒糟再更糟糕。对，但但是没有办法回复，是不是？呃，其实现在的很多药物是可以控制啊，但你说要像我们常常很多病人他会觉得说，不能像你的皮肤一样这样厚 <laughs> 厚。 对，能不能够一劳永逸？ <laughs> 目前可能不敢这么呃这么乐观。镭射呢？镭射大概是呃算是稳定了，没有办法说让它呃完全的不见。也就是说，如果镭射可以让你本来九十分就是维持九十分，不会再恶化到八十分，但是也没有办法前进到一百分的意思。它可能会比如说进步个，比如说九十分变成九十五分，但是好一些，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再回来。那我还是靠化妆好了， <laughs> 比较比较 <laughs> 比较方便，比较快，比较实际。 <laughs> 好，那呃，但我们讲的这个是我我在讲的是酒，所以一旦酒糟性皮肤形成了之后，它不容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好好的保养它，跟它共处就好了。但我们现在讲的另一类是比较糟糕、比较辛苦型的，有人去做脸，或有人因为天气太热，甚至有人泡了温泉，或有人因为其他的刺激性因素，它变成那种所谓丘疹型的。 酒糟出现的时候，哇，那就要积极的治疗了耶，对不对？对，因为。 呃，我觉得第一个必须处理的，就是那些凸起、凹凸不平的那些球疹，因为这个怎么上妆都盖不掉。嗯，那这个部分通常我们是必须要用药物了。嗯，那酒糟的药物其实在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多。嗯，那包括说传统一些擦的，是这种吗？对不对？哎，不好意思，让你就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一颗的哈。所以像包括早期的一些所谓消炎的药，那一直到我们最近慢慢的发现，这个酒糟呢，其实它是跟脸上有一种小虫很有关系。 <laughs> 好，这听起来就很痒的。 <laughs> 这个这种脸上怎么可能会长虫？你别开玩笑了。对，其实我们脸上或者应该说皮肤上，随时都有很多的细菌。那脸上呢，其实也常常都有一些小虫，只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它。有。虫哎。对，就一些小虫。那这种虫我们叫做毛囊螨虫，或者有的叫它乳形螨虫。那总之就是一种尘螨的螨吗？对，那种螨，但是它跟尘螨其实。 其实是严格讲是不一样的种类，只是它就刚好是这个名字。那这种虫非常非常非常小，就是我们其实看不见，它必须用放呃用显微镜才看得到。嗯，那这种虫我们刚说所有的人都有，好，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酒糟，脸上都有。但是在酒糟的病人身上，它的这个。 虫的这个数量会特别的多，嗯，好，那这些虫呢，它一方面会把我们这个一些脸上的这个所谓的毛囊里面的表皮把它吃掉，那同时它会放出一些发炎的东西，所以会让我们的脸上呢，第一个长这种一颗一颗像痘痘一样的丘疹，那其次是会红啊，有的人会痒等等，对，所以现在发现这个虫跟酒糟关系非常密切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所谓杀虫的药，嗯，那这些呃杀虫药把虫杀死以后，当然酒糟整体的症状。 状就会得到改善。嗯，好，所以我想。 这个呃，丘疹处理的方式，第一步就是擦药。嗯，那有些人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或者发的他实在实在是很困扰，那我们当然可以配合一些口服药，效果会更快一点。嗯，口服药是指抗生素吗？还是类固醇？还是消炎止痛药？是目前主要治疗酒糟的药物有两种，第一个是抗生素。嗯，那大家听到抗生素，事实上都会有一点点反感，他会觉得好像抗生素吃的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可是我去皮肤科几乎都是。 抗生素哎，对不对？但是像酒糟治疗酒糟跟像青春痘这种抗生素，我们用的也是一种呃比较特别的抗生素，叫四环霉素类。那这一类的药物事实上非常的安全，它对。 不管是肝脏、肾脏都没有太大的负担。我的眼睛、睁眼也是擦四环霉素药膏啊。对对对，所以这些事实上算是呃安全的药，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它是杀菌用的，是不是？嗯，它严格讲消炎是，对，它其实应该算是消炎啦。就是说，虽然它是属于抗生素的这一类的药，可是我们并不是用它真的来杀什么细菌。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脸上没有细菌，为什么要吃抗生素？其实它是因为有消炎的效果。嗯，那。 另外一类的药物是我们叫 A 酸，哦，那 A 酸它是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些皮脂腺比较萎缩，嗯，比较不会说有这种呃丘疹的产生。那跟治疗青春痘是一样的啊，对，其实非 A 酸嘛，对不对？其实非常类似。酒糟跟青春痘，我都会说他们其实像表兄弟。嗯，第一个他们看起来都很像，因为长这个丘疹的时候，有时候你跟痘痘还真的不见得分得出来。嗯，那其次呢，很多人他的痘痘跟酒糟是同时都会存在。嗯，那再来就是他们的治。 治疗上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嗯，好，所以有时候会有，我们会碰到病人，他很他很担心，说我这个到底是酒糟还是痘痘，嗯，当然在医学上来讲，这两个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酒糟它会比较久，那痘痘最后会好，嗯，但是在治疗上，就是我们眼前。 当务之急，然后要让它控制下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通常会同时进行，就是用两个都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嗯，好，呃，所以在我们讲到有关于呃酒糟的呃治疗的时候呢，这种口服的药物跟外擦的药膏两呃两样都是要并并用的，对，效果会比较好，效果会会比较好。所以当在这种所谓的急性治疗时期的话，我想脸上还能够擦任何的保养品吗？化妆水、乳液巴拉巴拉这一些。 就行吗？其实通常就是重点就是让皮肤休息啦好，所以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呃再擦太多的东西。嗯，但是我想有一个可以做，就是保湿还是可以擦。嗯，好，那保湿呢，我们通常会建议擦稍微滋润一点的。嗯那主要的考量是说，因为比较水性的保湿产品，通常擦了会有一点刺激，就会有点那样醒醒那种感觉，所以你稍微擦滋润一点。 它比较不会刺激，此外就是你在推的时候也比较好推，嗯。好，你推比较油性的，你推的时候不必太用力，那皮肤比较不会受伤。嗯，那另外就是防晒，事实上还是可以做了，但是在真的发的很严重的时候，防晒是不太容易涂抹的。嗯，所以呢，可以用一些所谓的遮蔽，也就是像撑伞啊、戴帽子啦，或者是戴口罩，把阳光隔绝起来。嗯，好，呃，这几个方式呢，都是呃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的。尤其我觉得刚刚医生最后讲的这个非 非常的好，我现在外面的太阳很大很热，然后 <laughs> 我忍不住手机拿起来看，说现在到底是几度？刚看到三十三点九度嘛，对不对？真的是很热，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有酒糟性皮肤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呃遮阳防晒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呃。 在不严重的时候是可以用化妆品的，对。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可能还是要让皮肤自然透气是最，先休息一下，最 OK 的。哎，所以有人坊间曾经有人说，其实化妆品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 cover 你的皮肤，避免受到外界的呃这些物质的呃伤害，伤害是对的吗？其实某些层面上来讲是对的啦，因为它毕竟是形成一个隔绝，对。但是这。 有两个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那这些不管是化妆品或者保养品涂在脸上，它会不会造成皮肤的负担？有时候它因为粉体太过厚重，嗯，会把毛孔阻塞，很多人会长痘痘。嗯，好，那再来就是里面的有一些成分，它也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敏感跟过敏。嗯，对，这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 不管是彩妆或者是其实是很简单的底妆，我们还是要卸妆嘛。嗯，那其实绝大部分的，不管是彩妆还是还是化妆品，它的这个嗯对皮肤的伤害其实没这么大。但是，在卸妆的时候，这过程是蛮伤皮肤的。嗯，多说一点，多说一点。对，因为卸妆它一定是用一些这种清洁剂的成分，所以的这个界面不管是油性或水性，对它一定会有。那这个在。 在使用的过程中，当然会把彩妆洗掉。嗯，可是它同时也把皮肤上面的一些油脂也带走了。嗯，对。 对，所以洗完都会很紧绷。对， <laughs> 不用等到洗完。那个有时候外出的时候，你会用那种卸妆棉，对，就是那种像抽面纸，那一抽起来，然后就可以开始卸妆那一种。你在你在擦皮肤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咦，很像那种酒精擦过皮肤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有有东西被带走了，然后有点点刺激，然后有点点敏感。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敏感性肌肤，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觉。然后等到那个全部清洁完一次，然后再用洗面乳洗的时候，我觉得我大概会八三 层皮的感觉， <laughs> 所以卸妆的产品我们大概会分三类，哈，一种是卸妆水，一种是卸妆乳，一种是卸妆油。对，那卸妆水它是最呃，算是清洁力最弱，但是呢，它也最刺激的。好，那。 呃，它的好处是说它很清爽，所以不会长痘痘。就是擦，就是拉起来的那种。对，它也方便。或者有的它是做成一瓶一瓶的卸妆它的好处就是就是比较不会长痘痘。嗯。那卸妆油它是比较清洁力比较强，然后最温和，但是呢它很容易长痘痘。嗯。而且不容易洗干净啊。 <laughs> 对，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大概就是用卸妆乳啦。好，因为卸妆水或卸妆油其实它都有一点极端。嗯。那用卸妆乳大概是最呃最最中用的一个选择。冰糕，我就是用卸妆乳。 <laughs> <laughs> 所以好了，我你你下次要说我是酒糟性皮肤的轻微患者之前，先让我确认一下我喜欢的男生没在听广播好吗？ <laughs> 你知道我有点点小小的尴尬，谁谁 <laughs> 谁？那陈金峰吗？ <laughs> 并并并不是，但我觉得他日记，哎，我觉得他他明明只比我大一岁，他才六十六年次，可我觉得球员很可怜，球员那个风吹日晒，真的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叫他大叔，但他明明才六十六年次。 <laughs>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六分，欢迎回到《名阳客》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 那聊聊有关于酒糟性皮肤，有酒糟性皮肤不需要沮丧哦，因为我们人生活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有轻微的酒糟性皮肤。但 <laughs> 是因为呢，刚好今天眼睛不舒服，然后呃长长那个针眼，然后所以我完全没上妆，让医生看到了，所以医生发现我有酒糟性皮肤。所以我之前上妆你不知道对不对？对啊，其实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laughs> 医生你怎么人那么好？ <laughs> 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哦，都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 三九八，欢迎你！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夏天经常会发生的，呃，香港脚啊，骨癣吗？是叫骨癣吗？该该逼跨边跨跨跨边痒，胯下痒。然后呢，青春痘啊，或者是酒糟性皮肤啊，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现在接陈小姐，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请，有两个问题，我那个最近。 最近感就是呃，腋下腋下有一颗比米粒还小那个，呃，那个毛囊那边有一小颗这样凸出来，那这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还有我我脸上呢，脸上早期早期有做那个什么干那个干呃干就是干斑呐，用那个镭射打，啊，打的候怎么？我感觉有后遗症，那一块那白。 也也就是变成肤色不很均匀这样子，嗯，那那我平常我我平常都不呃。 也不用化妆水，我只有用乳乳液。那用也很少用那个肥皂在洗，因为我属于干性的皮肤。谢谢。嗯，好，谢谢你，谢谢医生。好，陈小姐，腋下那颗哈，如果说真的就是它跟米粒一样大，那我想一定是不用管它的了。哎，虽然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要看了才晓得，但是如果说这么小颗，呃，基本上它不可能是什么恶性的东西。嗯，一般我们比较值得担心的，大概都要。 大概半公分以上，所以呃，如果是米粒大，那那一定没问题的。嗯，那只要是没有不舒服，应该是可以不用管它可以持续观察。嗯，那再来，陈小姐提到说干斑的问题哈，干斑其实它就是一种比较特别的黑斑啦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脸颊两边啊、额头啊，或者像好像咖啡色这样子的斑块。那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说是最难处理的一种黑斑哈。那在 呃，皮肤科上常会用，不管是擦的药，或者是用镭射去治疗。那像陈小姐刚刚有用过镭射，嗯，其实镭射治疗过有一些人，他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不均匀，嗯，因为我们镭射是要把这些等于是黑的地方把它打浅，嗯，但是我们的斑它的。 色素就有深有浅，有多有少，就是脸上并不是那么均匀嘛。毕竟不像是只是涂油漆涂上去，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它有一些颜色掉的比较多，它就会看起来颜色比较淡。那有些地方可能没有掉得很干净，它就会有点黑。所以这个可能要再给医师再做评估啦好，但是原则上防晒做好还是会改善。嗯。 好，来接下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哎，医师好，四位好，是。哎，我想请教一下哈，我脸上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胎记啊，然后之前就是那个胎记的轮廓旁边都会有，有点像那种很细的那种微血管，也是红色的，但细些微血管。那这几年我发我发现它就说那些微微血管好像就不见，就好像那个那个轮廓稍微有就是往微血管的地方扩张这样子，嗯，那。 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他他就是这几年发现他就是颜色会变，就是有有时候就是都是一样是红色的，有时候颜色会深一点，有时候会浅一点。 那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原因会造成这样子，这是一出生就有的胎记嘛？对不对？出生就有啊。OK，好，谢谢你。是，像这种一出生就有的胎记，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它不会变成什么恶性的变化，就是它最后不会变成癌症。哈，尤其像脸上这种红色的胎记，它都是一种叫血管性的胎记。那它的确会随着年纪慢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管是形状啦，或者它的那个厚薄，有时候它有点凸出来，那颜色可能是有时候。 真的诶，比较紫一点，有时候比较暗红一些，不太定。不过基本上从健康的角度上是不必需要太担心。嗯，那现在呢，这个镭射其实对这种东西的治疗效果还不错。嗯，好所以可能可以请那个去找医师评估看看，说呃，到底怎么样处理会最好。但是整体来讲是不必担心的。OK，好，继续回答您的问题。哎金杨小姐，杨小姐你好，黄医师好，各位好，你好，请说。问好我想了解一下正确的深度清洁。 脸部的方法是什么？因为像我是用卸妆乳之后，然后再用洗面乳洗两次，可是发现皮肤并没有很好哎，还是毛孔细孔很粗，然后诶额头啊、眼睛周围长了一些一颗一颗的，那这样我感觉我是根本就没有。 洗干净是不是？嗯，我的化妆是我会乳液、化妆水、乳液，然后出门的时候会有防晒，然后还有一点粉底霜这样子，然后很浅、很淡的彩妆，我就只有这样而已。那应该怎么清洁比较好？嗯，好，OK，谢谢你，谢谢。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讨论一下。就是第一个清洁，我们到底可以对。 清洁的这些产品有多少期望？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不能期望太高。 <laughs> 因为很简单，我们洗脸的时间很短嘛。不管这个东西里面，这个清洁产品里面，它的成分再多再好，在脸上停留的时间都太短了。我们没有人一一洗脸洗个，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一定是十几二十秒，大概就清洁完了。所以里面的成分它很难进入皮肤，好。所以包括很多人他会说：“那我为什么呃，我用抗痘的洗面乳，我痘痘还是没有洗掉？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洗掉，好。” 那像杨小姐刚好提到说，她的这个毛孔啊，她觉得洗脸为什么没有让毛孔？ 变小，因为洗脸本来就跟毛孔没有关系。嗯，哎，那其次就是他说眼睛旁边会长一些一颗一颗的东西，这个也我们很多人都会担心说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个保养品所谓的太过营养？嗯，其实也不是哈，眼睛旁边会长这一颗一颗的，常常都是我们所谓叫做汗管瘤。嗯，那这算是天生的啦，就是说时间到它就会冒出来，跟我们擦在脸上的东西如何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嗯，那刚刚杨小姐问说那。 深度清洁要怎么做？其实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做深度清洁。 <laughs> 对， <laughs> 因为我刚我刚，我对不起，我笑太大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医生太诚实了。你一定要每次都这么老实吗？但我刚刚真的算过，杨小姐总共洗脸要洗三次。对对，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特别上妆或脸上没有擦什么东西的话，根本不需要用卸妆的产品。好，我知道在网络上很多的所谓的传闻，他们会说啊，现在的好好的卸妆才能够是好的肤质的第一步。对，说什么空气污染严重，所以我们要没有上妆也要用卸妆品。是的。 其实不需要啦除非说你真的当天去什么粉尘很多的地方，有的他可能工作环境粉尘真的很多，那我们可以稍微用。但是大部分的人，即使我们有在路上跑，洗面乳也就够了，洗面乳就够。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妆，这个是一定要卸干净，这个是大前提。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彩妆还好，但是卸妆过程上皮肤就是这样，因为你在卸妆的过程中，脸一定会。 同时接触到这些清洁用品，所以在洗完之后，哈，不管是用卸妆的东西洗完之后，我们一定要上保湿的产品，那这样子皮肤才能够算是有一个保护，恢复到比较健康的时候。嗯，好，呃，所以这个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特别的呃留意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吗？先生，呃我请教一下，因为我年轻到现在，我现在七十岁哈，嗯，年轻到现在，我那个脸都很会出油。 每天最少要洗三次脸，现在也是吗？现在也是。那那那夏天不敢擦乳液嘛？那不可能，我只有冬天擦一点乳液，因为冬天不擦乳液脸会裂嘛。嗯，那为什么一直脸身上倒是不会哦，皮肤也不会，就是脸非常会出油，只要洗个一个小时。 你用手在脸上在抹，整个手上都是油，这是什么原因？是，有没有办法这 <laughs> 这胡子这样子啊？谢谢啊！好，谢谢。哎，其实我觉得阿贝好好，好青春。对啊，对啊，其实脸上油很好啊，因为比较不会有皱纹。 <laughs> 我们都只有太干的问题。对对对，那但控油是一个呃，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很烦恼的问题哦。那这个。 出油跟温度很有关系，嗯，对，所以要控油，第一步最简单的就是吹冷气，嗯，好，吹冷气你会发现脸就不会这么容易泛油光，嗯，甚至毛孔同时也会缩小。那当然这是算是暂时的啦，我们也不可能整天都待在冷气房。那在 控油的部分呢，目前效果比较好的大概就是一些口服药，嗯，但是这些口服药它会比较伤肝，嗯，因为它这个就是吃所谓的 A 酸，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除了出油以外，还同时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青春痘，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吃。那如果说单纯是为了出油要吃这些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太超过了，嗯，好，那当然每个人对出油这件事情在意的程度不一样，嗯，不过一般来说比较简单又。 不伤身体的方式就是用吸油面纸。嗯，好，像吸油面纸你就买一包放身上。那如果觉得呃比较油光的时候，就就擦一擦。好，或者更简单一点，拿面纸也行。嗯，哎，一般来讲，男生因为脸上也没有什么上妆的问题，其实用面纸擦一擦，我想是更快的方式。那其他的时候就是尽量让皮肤的温度凉快一点，就是吹电扇、吹冷气，这样应该出油会比较好。不过我想。 嗯，如果说像这个黄生他年纪比较大，我觉得脸上有一点是好事啊。嗯，因为我想长辈我们其实是怕太干，比较不担心太油。嗯，好，嗯，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九分，欢迎回到《名扬客》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真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呃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呃各种有关皮肤科方面，不管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呃酒糟性皮肤、青春痘，或者是胯下痒，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湿疹等等等哦，都非常。 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呃主持人医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呃，在因为我的这个右脸颊大约就是呃，这个呃有一个大约一块钱左右的一个暗，就一个斑这样。那因为之前有去打过镭射，那可是没过多久之后，他又呃，就是有比较好，但是后来过一阵子，他又开始有黑色的斑又出来，那后来。 我有听，就是呃一些就是女生的朋友跟我们讲说，好像这种镭射打斑，它其实在重复的地方，它都会一直反复的出现，所以其实是不需要花钱去打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医生，说呃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该怎么处理？嗯，好，OK，谢谢医生。其实大大部分的黑斑都是可以用镭射打掉了，但是。 呃，黑斑它一定会再复发。实际上，它也不算复发，就是它只要晒到阳光，它当然总是会再冒出来。那一般来说，男生其实很难做。 防晒，嗯，因为现在大部分男生还是不太习惯，不管是撑伞啊，还是涂防晒的产品哈。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在意黑斑的问题，那防晒一定是第一步了。不管你要做什么样子的治疗，甚至你觉得也许花花钱去做镭射不是很啊有这个预算，那防晒我想是最经济实惠，而且是算是第一步。那黑斑的部分，有的时候它因为它的深度的关系，可能第一次打完它的浅层的斑掉了，那有些深层的。 部分呃，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清除，所以之后还是晒到太阳还是会再冒出来，所以这是算算是正常的。嗯，好，呃，这是回复您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林先生、林小姐你好。那个小姐你好，我想问医生，就是我的脸上很容易长肉芽，然后皮肤科建议我就是去做镭射打掉之后，可是又会。 不断的冒出来，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是你，你说你肉牙长哪里？长在脸颊上，脸颊上啊，哦酷。对，其实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小毛病啊。但是有些人他在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脸上好像有一些很很小颗，有时候是有点皮肤色。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淡淡咖啡色的东西，那这种肉芽它主要是天生的，就是算遗传啦，也就是说，也不知道我们哪一个祖先有哈留下来给我们的。所以像有这些肉芽的问题，如果回去看看家里很多长辈脸颊诶。对，其实脸，然后其实到后来脖子也会开始有一些，腋下也会开始有一些，就是都会慢慢的发生。那这些肉芽，它第一个并不会传染啊，这是好消息，它也不会变成什么。 恶性就变成癌症，这也是好消息。坏消息呢，就是它一定会越来越多。嗯，好，因为它跟两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就是我们皮肤慢慢的算是老化，所以它会渐渐的长这些呃凹凸不平的东西。那其次呢，就是阳光的刺激。所以在 治疗上面，我们第一步还是可以考虑用镭射或者用电烧把这些多出来的凸起物把它给烧掉。但是呢，也就像刚刚林小姐提到，它还是会再长。所以我们在打完之后，在治疗完之后呢，就是做好防晒。那当然，即使是我们做滴水不漏的防晒，它还是会冒出来，因为其次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跟年纪有关嘛。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让它。 呃，复发或者恶化的这个速度减缓，但是呃，可能没有办法让它完全的都停下来。嗯，好，呃，继续回答你的问题，李小姐，你好，李小姐，你好，是我，我是帮我先生问啊，嗨，他是每年到夏天哦，那个腰部这个左右边两边都会长一个水泡，都起了个水泡，呃，水泡不痛也不痒，他就把那水泡每次都给他弄破，他也不去看医生。 那这个就为什么每年都发呀？不是说一次，两边都有是两边都有，然后是会长多久？一两天这样子？哦，长了好好几天啊，好几天哈。嗯，这是这什么什么毛病啊？OK。还还有我自己啦，我腋下也是长了一颗，呃像玉那个黄豆这么大一颗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嗯。那那个里面只我用手挤出来，好像有点那种臭臭的。哎，对对对。OK，好。OK，好，谢谢你。 李小姐，腋下那个我们叫粉瘤，哈，那个其实就有点像很大颗很大颗的青春痘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不会痛，没有什么困扰，呃，也不用太管它。那但是这种粉瘤有时候它会有一点肿起来，就会不太舒服。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就是让它消炎消肿，或者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干脆就把它动手术割掉。嗯，那李小姐刚才有提到她先生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必须要。 呃，实际的观察才知道，但是从他这个状况听起来。 很可能是因为家里有在睡那个竹席或者是那种草席。嗯，其实这个问题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天气热，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常会铺竹席或草。席。我家也有诶凉席。对，就是夏天才会拿出来，冬天就收起来。对，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衣服可能穿的也比较轻薄。嗯，那大家。压在这个竹席或草席的上面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起水泡。那我想说为什么会起水泡？因为竹席它中间是一片一片的嘛，那中间会有空隙。我们的肉如果 躺进去，然后你睡觉时候压夹到，起床它就会起水泡。嗯，好，所以如果两边都有，常常都是这个原因了。那然如果说它在其他地方也慢慢有长水泡，我们可能还是要再观察一下，有些必须要做更详细的检查。嗯，好。另外最后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王小姐，你好，阿姨，请说。哎，我有血族肿的这个体质哈，以前给医生去台大看过，他是帮我打那个类固醇，嗯，可是做过两次两个疗程，是现在又在发了，发了以后。 一直扩大，这有什么方法吗？OK，好，谢谢你。对蟹足肿的确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哈。那比较常使用治疗，包括说在这个蟹足肿的地方打针、打类固醇，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药物。那其次呢，还有像冷冻治疗对蟹足肿也会有帮助。嗯，但是如果说在治疗过后很容易复发，或者是它恶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的话，嗯，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其实就是手术把它切除之后，嗯，现在还会有一些呃医。 医院有在做这个叫放射治疗，嗯，也就是把这些会容易增生出来的疤痕组织，等于是把它彻底的杀死，嗯，好，那这样可以让谢总达到比较好的控制。可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它无法百分之百的消除。对，其实经过比如说打针或是冷冻治疗，大概有一半的人，就是他虽然都已经平了，但是还是会之后还是会复发。那现在同一个位置，对，就是同样那一块那。 现在这种手术加上放射治疗的处理方式，可以让这些复发机会更低更低。嗯，那尤其是对于一些很难治疗，我们所有比较顽固的这个呃腺瘤肿，它的效果会更好。嗯，好，呃，所以可以跟医生再讨论看看了哈。那它跟复发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每一次复发之后，可不可以有效的再做一次的治疗？这个是可以跟医生再来做讨论的。但是可能很难一步到位。对，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 呀，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黄千耀医师现在不只是在黄针县吧，在在综合综合的雅文诊所也有，对不对？文雅的雅文章的文哈，雅文诊所呢也可以看得到黄千耀医师。同时呢，你也可以上网搜寻黄千耀医师的名字，在脸书上面都有很多他很精彩的文章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所收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黄千耀医师，谢谢医生，谢谢。